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六课，重点语句是：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 上节课我们说到，短剧的主人公泰国留学生安娜带着她的辅助生小英到宿舍里来玩儿。今天我们继续听他们两人在房间里的对话。好，下面请听第六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电话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 ところでアンナさん、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えっと、080-1234。ありがとう。じゃあ、今度電話をしますね。好，我来讲解一下。小英问安娜：“ところでアンナさん。”对了，安娜。ところで。 是转变话题、提起一个新话题时使用的接续词，相当于中文的“对了”。那个安娜，是对安娜的称呼。电话号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电话号码是电话号码。电话号码的前面的定语“你的”被省略了。对。 疑问词 n o n e 有什么、多少、几的意思，在 n o n e 后面加上表示号码的量词 “ban” 号，“num b a r 可以用来询问号码。后续助词 “ka” 构成疑问句。电话号ですか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。 请不要忘了句尾要用声调。电话号码是哪番ですか？安娜回答说：“えっと，嗯，请注意发音的时候要把‘えっと’的‘え’拉长一拍。えっと，えっと，这个说法我也经常用。” 冷不丁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，就可以说“诶都”，很方便。安娜一面想一面说：“零八零，一二三四，零八零，幺二三四。”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零到十的说法。零是零。 也说，zero，一呢，一，二呢，二，三是，三，四是，四，也说，四，五是，五，六是，六，七是，七，也说，七，八是，八，九是，九，也说，九，十是，十。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一遍。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安娜把电话号码告诉小英之后，小英向她表示感谢，说：“アリガト，谢谢。”じゃ、今度電話をしますね。那。 下次我给你打电话。是接续词，意思是那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说法。那么郑重的说法是什么呢？可以说。それでは。或者。では。今度。有这次和下次两种意思，在这里是指下次。是电话。哦，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。します。 是表示做某事的动词，mas 型的动词不但可以表示现在发生的事情，也可以表示将来发生的事情。呢，是在说话人和受话人谈论一个彼此都清楚的话题时，放在句尾表示确认的助词。主语我被省略了，因为根据上下文已经是很清楚的。是 mas 这个说法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使用呢？ 和名词搭配使用呢，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动作，比如和“勉強”作为名词的学习组合在一起，“勉強をします”就变成了作为动词的学习。和“料理”料理一起使用，“料理をします”意思就是做饭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六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 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你的号码是多少ところでアンナさん、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えっ、と、080-1234。ありがとう。じゃあ、今度電話をしますね。 下面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江川，你有什么疑问吗？我一直搞不明白，助词的“哇”写的时候不是写成平假名的“哇”，而是写成“哈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请教一下德勇老师。 德勇老师说：“从前表示主题的助词‘哇’的发音并不是‘哇’，而是‘哈’，而且书写的时候也是写作‘哈’。但是后来读音渐渐地变成了‘哇’，而书写方法没有改变，依旧写作‘哈’。”“こんにちは，你好。”这个问候语的“哇”也是写作“哈”，但是读作“哇”，和刚才呢是一个道理。 Konnichiwa 原本是时间名词“今天”和表示主题的助词“哈”的组合。从前呢，这是人们见面打招呼时的惯用说法；而现在呢，Konnichiwa 则成为了一句寒暄用语。还有，电话をします。打电话。这里的助词“を”以前并不是这个读音，现在虽然读作“を”。 但是写的时候用的是其他文字，请大家查看教材或者本节目的网页确认一下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江川，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声音吗？嘟嘟嘟嘟。 是电话铃声吧？回答正确。噗噜噜噜的噜不能发成卷舌音。那么下面这个声音呢铃，嗯，这个也是电话声吗？是的铃是拨号式电话的铃声，也用来表示闹钟的铃声等。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“pu lu 和 d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：“edo 接电话的时候要先说 m 西 s 西’，然后自报姓名。很想说一下嗨。” 么西么西，安娜德斯，希望能有人快点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六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电话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下次安娜和小英要一起去买东西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